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。上一讲呢，咱们讲到这个盟军呐，成功的在西西里岛登陆啊，导致了这个意大利墨索里尼政权垮台，接替他的这个巴格多里奥元帅呢控制不住局面，跟国王呢一起就跑到马耳他去了，意大利顿时就陷入一片混乱。这个时候，美英联军趁机越过墨西拿海峡，登上了意大利本土。 虽然德军呐顽强抵抗，但是呢，这个意大利南部无险可守啊，只能是且战且退。所以希特勒一看这玩意儿不灵啊，光靠德国人是不可能守住意大利的。所以呢，咱还得想辙，在意大利呢建立一个这个听话的政权啊。想来想去，谁最适合干这事儿呢？还得是我这老兄弟墨索里尼。但是现在我老兄弟被抓了呀啊！所以第一步呢，得把老兄弟救出来。 墨索里尼被逮捕啊！一开始他都没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啊！你想他二二年就上台了，二十多年呼风唤雨啊，牛逼惯了啊！他以为国王一直是支持自己的，所以呢，他认为呢，国王呢是想把自己保护起来。之后他就被转移了好几个地方啊，坐着囚车是吧？周游全国啊，还去了几个小岛，待了好几天。其实呢，这样的这个目的啊，就是为了别让这个德国人发现。 啊！但是德国人呢，打情报战虽然是玩不过英国人，可是对付意大利这种怂货那是绰绰有余。很快，这个德国特工就确定说，墨索里尼是被关在一座旅馆里，这个地儿呢叫帝王台，是一处高山上的滑雪场。这地儿是找到了，可是怎么救墨索里尼啊？派兵硬攻。 肯定不行啊！能不能攻下先不说是吧？要是咱们这个爬山爬到一半是吧，守军用山上的这个飞机，直接就把老莫给转移了，那就不好办了啊！所以希特勒就和他的党卫队高级将领们商量是吧？说唯一的办法呢就是奇袭，谁来干？ 啊，有一个特别好的人选啊！武装党卫军里啊，有一个出了名的亡命之徒啊，叫这个奥托·斯科尔策尼。斯科尔策尼是个三十五岁的党卫军一级突击队中队长啊，按照这个呃正规军的军衔呢，相当于上尉啊。脸上呢有一道长长的伤疤，年轻的时候击剑留下来的啊，一看就不是个省油的灯，出了名的胆儿大啊！别人呢想都不敢想的事儿，他都能干。 更难能可贵的是呢，他不是傻大胆儿，是吧？他这个这个呃，非常的精明能干，人狠话不多啊，所以呢，他有一个外号叫“欧洲最危险的男人”。 斯科尔策尼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啊，巨兴奋啊！老子扬名立万的时候终于到了啊！不过他也知道这不是什么好干的活得打起一百二十分的小心。经过仔细研究，他决定一天都不耽误啊，立即行动，趁意大利人没戒备，出其不意呢，把老莫给救出来。于是呢，一九四三年的九月十二号，代号“橡树行动”的营救行动就开始了。 斯科尔策尼的想的这个招啊，特别绝啊！你们守军肯定是重点监视几个上山的要道，但是呢，我不从下面爬山，我从天而降。所以呢，他带了二十六个党卫军和八十二个空降兵，驾驶十二架滑翔机，直接就降落在了帝王台的山顶啊！斯科尔瑟尼呢，还带了一个意大利警察部队的将军啊，这下呢，管了大用了。一下飞机啊！ 这意大利将军呢，就向帝王台上二百名意大利宪兵喊话啊，告诉他们啊，说你们都被这个反动分子利用了，现在赶紧放弃抵抗，弃暗投明，为时不晚，否则啊，我将以叛国罪是吧，处决你们。 是吧？本来这些意大利宪兵啊，就被从天而降的德军给吓呆了啊！你们难道是神仙吗？那再听将军讲话哦，原来我们被利用了啊！那赶紧投降吧！那于是德国兵是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帝王台啊！一见到这个墨索里尼啊，斯科尔策尼赶紧立正，咔，那行了一个纳粹举手礼，领袖。 元首派我来带给你自由啊！墨索里尼是感激涕零啊！啊，我早就知道我的朋友是不会抛弃我的，感动完了，咱该下山了。 是吧？下山就不能用滑翔机了啊！但是这个山顶上有机场啊，所以墨索里尼就坐飞机啊，就直接飞到奥地利的维也纳啊。斯科尔策尼是一个身高超过一米九、体重过两百磅的大胖子啊，就是壮壮汉是吧？墨索里尼也不瘦，再加上飞行员，小小的一架这个飞机愣挤，进这仨人，飞行员都提抗议说不行，只能带墨索里尼走，不带你是吧？斯科尔尼说这不成啊，你必须得带上我是吧？为什么呢？ 不带我，到时候这这功劳算谁的，是吧？所以斯科尔瑟尼就愣挤进了。哎，飞行员也太牛逼了，在颠簸的这个山顶机场就愣能起飞啊！这些个纳粹的这个党卫军和空降兵把石头给搬开，把这飞机跑道整理平整，都快眼眼看要掉下悬崖了，愣拉起来飞了，飞到奥地利的维也纳。那到这儿，他们受到了英雄一样的欢迎，迎击营救这个。 墨索里尼啊，让斯科尔策尼名声大振，是吧？立刻被提拔为党卫军二级突击队大队长，相当于少校，啊，获得了铁十字骑士勋章。有人说呀，这次行动呢是巴格多里奥啊跟纳粹德国演的一出双簧，啊，所以一切才这么顺利。甭管怎么讲吧，墨索里尼出来了，啊，仅仅三天之后，就在德国的扶持下成立了意大利社会共和国。 首都呢定在意大利北部一个小城叫萨罗啊，所以呢，它又被称为这个萨罗共和国。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傀儡政权，只能控制意大利的北部地区。盟军本以为意大利已经宣布投降啊，在这儿登陆呢，就是走走形式，我们是过去接收的。结果在几个登陆场都遇到了德军的顽强抵抗，靠着海空军狂轰滥炸。 才勉强站住了脚。德军南线总司令是空军元帅阿尔伯特·凯瑟琳啊，这个人一天到晚乐呵呵，啊，被称作这个“微笑的阿尔伯特”，能力特别强啊。他命令部队且战且退，边退还边破坏桥梁。到了十月份，盟军才占领意大利南部地区，但是呢，凯瑟琳已经在他们面前建立了好几道坚固的防线，甚至炸开堤坝，改变河道。 放水淹没了很多山谷，美国第五集团军花了一个多月才越过这些障碍，来到德国最大的一条防线——古斯塔夫防线面前。这条防线有很多巨型古堡啊，这个德军承诺呢，为了保护历史遗迹啊，我们不在这些地方设防。 可美国佬不信，那我这要是冲上去挨一枪，找谁说理去？于是呢，美军还是炸掉了好几座这个古堡嘛，包括古老的文物景点卡西诺山修道院啊，连教皇都提出了抗议。结果这修道院被炸之后，大片的瓦砾反而给德军提供了掩护，又打了一个多月。这时候丘吉尔坐不住了。 是吧？老子当年夸下海口啊，说意大利是鳄鱼柔软的腹部，结果我们在这软腹部打了半年多，是吧？还是进展缓慢。于是呢，他不顾部队已经非常疲惫啊，要求加快进攻。但是这种事儿不是你想想就行了，你在办公室里拍脑门不是这回事儿啊啊！这个时候的战场遍布沼泽地，随着春暖花开，大量蚊蝇滋生，进攻部队是苦不堪言。 啊！直到四四年五月下旬，盟军才全面突破了古斯塔夫防线。这时候本来应该迅速追击歼灭德军啊，但是美国指挥官呢，克拉克将军说不灵啊。为什么呢？我得先占领罗马，是吧？因为盟军这个时候开始紧锣密鼓的在西欧登陆了。这么大行动没带我玩是吧？我这儿他妈憋着一肚子气儿，所以怎么办呢？必须得打下意大利首都，这样呢，我才能立下不世之功，是吧？跟其他名将比肩。 结果这一打罗马就打成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围城战。更糟糕的是，德国七个师的部队就趁这个机会顺利逃出去了。到一九四四年的六月，克拉克终于攻克了罗马，而盟军此时已在诺曼底登陆，意大利成了无关紧要的次要战场。 但是战事根本就没有结束，盟军的进攻啊始终没停，越往北越靠近阿尔卑斯山，地形也就越不利，双方在这边反复拉锯，居然生生打了一年，直到希特勒自杀，意大利全境才告解放。啊，那位同学说你这不对吧？你这个是吧？你这是不是讲的有点快啊？怎么一下子就讲到希特勒自杀了？其实啊。 这是因为意大利这个战场实在不重要啊，仗呢打的也没劲，是吧？所以咱直接啊，就把他这个收尾了。那你像这地方的美军也没有什么名将，克拉克就是一坐办公室的将军啊，最擅长就是谈判，是吧？所以后来这个抗美援朝的时候，他不就第三任美军总司令嘛，就是谈判收尾，是吧？所以这个。 这个说白了，那意大利战役就是武大郎打豆腐，人怂货软啊，没什么意思，是吧？所以咱就直接收尾。其他地方呢，咱还得回到一九四三年，按部就班的来啊。也因为这个如上的原因吧，那所以意大利战役在各种历史书里呢出现的都不多啊，就是很容易让人忘了。其实啊，这儿是整个二战最血腥残酷的战场之一。 整个意大利战役，盟军光阵亡就达到了九万两千人，伤亡超过三十万。德国第十集团军群一直被牢牢控制在这儿啊，他们虽然这个凭险据守，但是伤亡被俘也超过了六十八万，但是呢，其中很多是意大利游击队造成的啊。 盟军亚历山大将军曾经用广播号召意大利人反抗德国统治，是吧？甚至对德国人要见一个杀一个。那意大利人正经八百战场上打仗不行，可是在敌后作战。 还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的啊！最后连那个墨索里尼都是被游击队抓住处决的。当然了，这种游击战也必然付出巨大的代价。那德军派出大量的部队啊，使用火炮、地雷、火焰喷射器，是吧，来对付游击队，还爆发了好几次针对平民的大屠杀。 是吧？连这个傀儡政权墨索里尼政权都提出了抗议。德国在占领意大利的期间呢，一共杀害了四万多平民啊，其中呢七千多呢是这个犹太人啊。唯一通过这场战役。 得到这个提升的啊是德国的凯瑟琳元帅，虽然德军在意大利也是步步后退，但是始终没有崩溃，是吧？这就叫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，是吧？跟德军在苏联和西线战场的表现一比啊，凯瑟琳自然是大受希特勒赏识啊。在这个德国临近崩溃前，希特勒让凯瑟琳出任西线德军总司令啊。这些内容呢，咱们后边还会讲啊。 关于意大利在二战里的表现啊啊，这个这个故事有很多啊，影视作品有很多表现啊，但主要呢都是这个呃描写战争中普通人的啊，比如非常有名的《西西里的美丽传说》啊，大美女莫妮卡·贝鲁奇主演的那部啊，可能好多大家呢都看过。在这儿呢，我要给大家推荐另一部在中国呢可能没那么知名的电影，但是绝对值得一看啊，这就是这个《美丽人生》啊，意大利国宝级喜剧演员罗伯特·贝尼尼主演的。 获得当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、最佳男演员等等一大堆奖啊，所以呢，强烈推荐啊。轴心国之一的意大利终于就算完蛋了啊！现在呢，就是瞎子也能看出来，法西斯的末日已经不太远了啊！但是，越伟大的胜利就越不会轻而易举，更何况随着战局变化，希特勒的人格越来越扭曲，越来越疯狂。 同盟国一方关于下一步这个仗要怎么打，现在呢也该是凑到一块堆儿说一说了。 于是，在一九四三年底，美、苏、英三国的大 BOSS 罗斯福、丘吉尔、斯大林就准备开个历史性的碰头会，地点呢选在了伊朗的首都德黑兰啊。这么重要的事儿，当然不可能做到完全密不透风啊。德国这边，希特勒一听信儿，马上命令刚立下大功的斯科尔策尼率领突击队啊，潜伏到伊朗，准备趁开会把三巨头一锅端啊。哪怕干掉随便任何一位，也将大大改变历史啊。那么这次。 这位欧洲最危险的男人斯科尔斯尼能不能再立奇功？三巨头在德黑兰要商量些什么？咱们下集再说。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，快去微信关注“寻迹讲堂”。